好，那大家清楚哦，应该在座有人是早上、下午呢，连续上这个行政法哦，上到这个晚上的哦，有吗？举手一下，啊，真的有哦，放下。哎呀，真是伟大了不起哦，这个念法律呢，真的很辛苦各位还没考上前呢，上课很辛苦，考上之后呢更辛苦哦。各位，你今天上一整天课呢，我也是一样哦，早上呢开一个庭，下午呢开两个庭哦。 开到现在，我今天除了早餐有吃之外呢，其他都还没有吃哦。更惨的是等一下下课还要回事务所呢去加班写状子，今天大概要写到凌晨一两点哦。所以呢，考上跟没考上都很辛苦了。律师这个行业就是这样哦，你要稍微当一下，但是不要当太久哦，当一下呢去历练一下哦，让你知道说呢。 这个人世间有很多的神经病存在哦，让 <laughs> 你了解你自己是非常正常的人，然后，所以做这个工作呢，一定要大概做个几年哦，真的去见识一下这个人间百态，但是不能做太久哦，做太久呢，你可能自己将来会变得一样神经病哦。像我们最近遇到的案子，我个人很奇怪，今年从这个一月份到九月份为止呢，大概有百分之九十的全部都是离婚跟遗产的案件。 终于有一年当律师回归我的本行，然后亲属继承案件比较多，那比较多的办起来很痛苦哦，越来越不想办离婚的案件，因为各位都知道离婚的案件呢，法院的立场还有法律的规定了，起诉前强制调解哦，每一个法官都希望呢能够把案件和解调解掉最好，我们也希望哦不用开那么多庭，还写那么多状纸呢很烦哦，所以大家都很努力的希望能够调解。 今天呢早上的一个调解庭呢，真是调到我们大家都在摇头哦。以前呢，这个社会真的变了哦。变的原因呢，从这个案件你就知道哦。以前调解不好成功，是因为金额谈不拢，可能一方要一千万，另外一方只愿意付五十万哦。那个金额落差过大，调解不成立。以前是这样，现在的婚姻事件，我的天啊真难调解，因为当事人的。 和解条件呢千奇百怪，以前调解的婚姻跟财产都一样，不外乎就是钱的问题嘛，要到钱最重要。可是现在呢，钱好像变得不是很重要。像我们今天遇到的案件呢，非常的奇怪。早上这个案件的当事人的女生是一个医生哦，男生是一个上市贵公司的第二代呢，有钱的小开。所以这两个家伙呢，调解呢，总共调了三次呢，快四个月。 一直调不成的原因，各位知道是什么吗？女生的调解条件非常简单，钱一毛钱都不要，但是要男生道歉、写悔过书、承认说他在外面呢移情别恋有小三。男生那边那个企业家第二代小开也很坚持，就跟我讲说：“徐律师，你去跟那个某某人讲。” 钱要多少？OK，没问题。但是要我道歉，门都没有。好奇怪的调解哦！一个是说钱要多少都没关系，但是坚持不道歉；另外一方是钱一毛都不要，坚持要你道歉，搞得整个法庭大家都都觉得呢非常的纳闷哦。这是第一个遇到的怪案子，所以呢还要进行第四次的调解。那还有呢，这个婚姻事件哦，在座这个女同学呢，这个当做参考然后 就我们办理这个婚姻案件这么久吼，奇怪，这个本所呢，大部分呢都是代表男方为主吼，少数情况之下代表女方。但是呢，我最近呢代表的两件的女方当事人呢，我从此决定吼，我们以后的离婚还是帮男方就好，不要帮女方。原因很简单哦，各位男女在离婚的这个诉讼上来讲，男生会比较理性一点，因为只要是男方的当事人呢。 他通常来跟你开会哦，都会讲重点，比较理性，比较好沟通。但女生很情绪化，基本上她来这边不是要找律师哦，好像要找心理医师 <laughs> 或者应该说要找爱情魔法师哦。他会问一些很奇怪的问题呢。本来我们开会是排半个小时呢，就搞定了。一开怎么开两个小时还没有结束？哎呦，不好意思结束，因为呢。 这个女生当事人来会议室呢，讲了一把鼻涕一把眼泪哦，看她哭得这么可怜呢，又不好意思打断她。可是呢，整个接近两个小时的会谈里面，你会觉得你无能为力，因为当事人问的问题呢，全部都跟你的专业无关，无法回答哦。像前天开的这个会呢，真的是很头大。这个女生的当事人呢，很典型哦，她很喜欢就是。 很喜欢回想过去哦，我最经常听到女生的离婚当事人挂在嘴边的一句话就是，她以前不是这样的，不晓得现在为什么变成这样。这是所有离婚事件里面女性当事人呢最常讲的。像我们最近这位小姐呢，就经常挂在嘴边说，徐律师你知道吗？以前我老公追我的时候对我多好，什么叫对你多好呢？只要在电话里面呢。 这个女生的声音稍微咳嗽一下、沙哑一下，挂完电话后的半个小时内，男生就会开车到她楼下呢，送喉糖给她了。所以你脑袋里面停留在以前这个男的对我多好，然后等到结婚之后呢，这个女生呢怀孕、生完小孩、坐月子、坐月子在发高烧呢、呕吐的时候，这个男的跑去外面跟小三吃饭哦，连来看你都不来看一眼，所以我们当事人情绪很激动。 他以前不是这个样子的，为什么现在会变这样？说真的，我怎么知道？那以前，我们仔细想一想，这也没什么好奇怪的。要追你，当然对你很好啊。追你的时候呢，在你家楼下一定是捧鲜花嘛，不可能有人追你的时候拿开山刀到你家楼下晃来晃去。如果在追你的阶段呢，就把这一面表现出来，把家暴这一面表现出来，你也不会跟他在一起。可是很多婚姻真的时候。 结婚前好好的，结婚后家暴的一大堆，所以请各位女同学呢，自己眼睛呢稍微睁大一点。啊，再来第二句话呢，女性当事人最经常挂在嘴边的，因为现在离婚最常见的原因两个，一个是家暴，第二个是外遇。然后，那外遇的这个女性当事人，哦，我最受不了哦。很多时候都请我们法务助理妹妹进来呢，陪她流眼泪，我听她讲哦，因以我实在没有太多的时间。 听这个，你的心事跟故事哦。我们的案件就是处理重点呢，讲重点最重要。那外遇的案件呢，女生的当事人最喜欢问的一个问题是：为什么男生会喜欢偷吃哦？这问题我大概听了没有二十遍，有十八遍了。每个还都说呢，实在想不透哦。这个呢，已经娶了老婆了，而老婆条件也不差，为什么男生这么爱偷吃呢？然后呢，还会一直问你说，因为看到我们也是男生，我就会问说。 其实为什么男生都喜欢偷吃哦？那 <laughs> 这个问题我心里 a l w s 想说呢，无法回答哦。男人会偷吃的原因很多啦，也许是他爱吃，也许是你不好吃啊， <laughs> 都有可能啊。那一直问说为什么会偷吃，这是谁知道哦？那重点是他就是已经偷吃了嘛。那我们现在就是处理这个赡养费跟离婚的问题，结果呢，整个开会。 一直在问说呢，明明请你呢把这个你老公的财产资料所的清单带过来，我们状纸上要写剩余财产分配的金额。前天还提醒他记得带来吼，结果呢隔天来了什么都没有带，哎坐屁股坐到会议室，一直在问说为什么会偷吃，为什么？哦，这个实在是很痛苦，所以离婚的案件办的实在是一个头两个大。各位好结婚真的。 我们前辈讲过一句话哦，结婚是一件喜事哦，但不一定是一件好事哦。 <laughs> 这句话很有哲理的，在座女同学呢，各位稍微的用心体会一下哦。所以呢，将来你要嫁人之前哦，啊，最好这个眼睛呢，还是要稍微睁大一点哦。这个呢，不过这个睁大了，所以没有用哦，人呢，好端端的会突然改变的也有哦。所以这个真的像佛家讲的哦，嫁得好嫁不好呢，看你的这个。 福分了哈，但是老话一句哦，我是觉得哦，看到这么多那个离婚案件哦，有一个小小的心得就是哦，如果你真的没有把握爱他一辈子的话呢，你最好是不要娶她哦。还有呢，第二个就是呢，当你要在这个结婚前呢，决定要嫁给他的一刹那，你想清楚哦，你们之前这个相处呢，很多东西就相处的时候小问题啦。啊，相处的问题哦，就我的观察是这样。 如果你还爱他的时候，你可以包容哦。可如果那个感觉没有的时候呢，吼，小东西就容易被放大哦。因此呢，当你决定要跟这个人呢，这个结婚的时候，你一定要想清楚，说他的这些的缺点，或者你们以前呢生活上的这个不协调地方呢，你是不是真的有办法可以包容他一辈子哦？不然现在离婚率这么高的一个前提之下呢，事务所呢现在呢一天到晚呢。 都是这个离婚的案件哦，实在是看了蛮感伤的哈。这借着机会跟大家分享一下，等一下要回去呢算这个剩余财产分配的度，要算到一点多，实在是很头大。所以这个法律系呢，真的是蛮可怜哦。考上前，考上后呢，各有不同的一个辛苦啦。 不过整体来讲还是考上比较好哦，因为各位呢熬夜没有钱赚，我熬夜有钱赚哦这是我们两个呢晚上熬夜呢最大的一个不同点啦，好吧？ <laughs> 来，那赶快看一下我们这黑板上今天要讲的进度。好，第四页以下呢，首先呢来看到第一个。 判决瑕疵的概念哦，叫做非判决，这是一个呢很奇怪的学理上的名词。什么叫非判决呢？它的重点呢，就是同学对照一下第四页判决的成立跟生效。为什么要先把这个体系表画在黑板上？因为如果各位看一般教科书的编排方式的话，你会看得五萨萨 批头呢冒出一个莫名其妙的标题，叫“判决的成立要件跟生效要件”，你可能根本搞不懂，说为什么要创设这样的名词？那这个名词制度说穿的蛮无聊的，纯粹是诉讼法的学者呢不甘寂寞，借用民法的理论。什么叫不甘寂寞，借用民法的理论呢？ 为了让这个科目看起来有学问一点，所以呢，诉讼法的一个学者怎么讲呢？他说啊，民法上的法律行为，各位大一念民总都知道，民法上的法律行为有成立要件跟生效要件。哎，这个理论好像蛮炫的，所以诉讼法的学者拿来用。他说呢，判决本身就是法院的诉讼行为。 本身就是法官呢，法院把他的意思表示呢对外公布的一个行为，所以判决当然是典型的法院的诉讼行为，会发生特定诉讼法上效果的行为。既然如此的话，我们硬是把法院的诉讼行为呢，借用民法的理论，也分成什么成立要件跟生效要件。 所以讲难听一点，有点无病呻吟后硬是在概念法学理论里面创设出这样的框架。好，在这个前提之下，什么叫做成立要件呢？之所以要创设成立要件跟生效要件，目的就是为了区别判决瑕疵的类型。所以这个逻辑上的关联性，同学要了解，创设成立跟生效要件，目的就是为了区别判决瑕疵的类型。怎么讲呢？ 第一种的瑕疵叫非判决，这个名词的定义就是我们评价上认为最严重的瑕疵，严重到什么程度呢？严重到连最基本的判决的成立要件都不具备。这就是概念法学所架构的一个文字框架跟它逻辑体系哦。所以原来呢，为什么要创造成立跟生效件？就是因为呢，成立要件是我们法律评价上。 一份判决书最基本，你一定要具备的基本要件，你连这个最简单最基本的要件都不具备的话，那我们就称为欠缺成立要件。那欠缺成立要件的结果呢，定义成为非判决。那非判决在概念上就是指呢瑕疵最严重的一种判决形态。那既然如此的话，回归一个原点，什么叫成立要件呢？ 这个法条没有讲，所以要辛苦同学用力的背一下了。又是一个典型的纯粹学说的理论。那何谓成立要件呢？各位看到你书上第四页、第五页，骆老师文章上面引的三个成立要件，又称为构成要件。判决最基本的元素，我们学者要求最基本一定要具备的条件是什么呢？ 第一个判决的主体要是合法的，一定是要法官呢写的判决呢，才是具备成立要件。第二个，必须法院有明确具体的意思表示存在，这理所当然吧？判决本来就是记载法院对外的意思表示。那第三个要件呢，必须是解决特定纷争事件，也就是客观上一定要存在特定的纷争事件呢，才有办法做成判决。那各位看一下注释二。 我们书上把骆老师文章的原文重引后骆老师文章举了一个很搞笑的例子，像他为了说明第三个要件，什么叫做呢？不是针对特定诉讼所为的判决呢？譬如说，骆老师文章上写到说，如果你考上了在司法官训练所呢，还在当学员的时候，你们的模拟撰写的判决书这一份判决书的性质就叫非判决。 因为根本没有一个具体纷争事件，只是为了教学方便，请你在这个课堂上自己模拟写份判决书。那这个模拟做成的判决书呢？学说的体系上就叫欠缺成立要件，性质上构成非判决了。好，那么以上就是呢这个专有名词非判决的一个定义，衍生出来的就是请你熟记何谓判决的三大成立要件，这个成立要件的基本概念。 好了，那么定义看完之后呢？紧接着你看法律效果，效果指的就是救济的管道了。如果今天真的有一份这么离谱的非判决，真的有一份判决书叫非判决存在的话，怎么办呢？好，救济的方法，同学看一下呢第十页。 从各位书上第九页到第十页呢，我们第七个大标题就是把各种判决瑕疵的定义，还有呢法律效果呢，用专题的方式帮你做总整理。所以你看一下第十页，国内学者的见解是啊，如果是连基本构成要件都不具备的非判决的话，原则上叫不生救济的问题。什么意思呢？考试的时候你要写清楚。 当你收到一份非判决的话，就直接拿去资源回收了。 根本不用做什么上诉再审，因此书上告诉你说，非判决这种连最基本的成立要件都欠缺的重大瑕疵呢，当事人根本不生救济的问题，你也不用浪费美国时间，还提什么上诉再审都不用，这叫原则，但有例外，什么例外呢？同学看一下瓜福二注释四呢这边所提到的，实务上呢认为呢。 如果非判决做得太像了，在特定的情形下，如果呢当事人拿去申请强制执行，那居然离谱到有执行法院不查误为强制执行时呢，当事人要依照第十二条声明异议，因为是非判决，根本不具有合法判决的形式。 根本就是欠缺执行名义的一个执行。那各位不想要强执行法我念过？如果是执行名义不合法的救济的话呢，是用十二条声明意义的一个方式。所以只有在这种极度例外的情况下，有人拿着这一份即可乱真的非判决去申请执行，那执行法院离谱到居然还受理对你的财产申请执行的时候，只有在这种极度例外的情况之下，你要依照第十二条声明意义的方。 方式呢，来寻求救济的管道，这就是呢学理上面呢第一个所谓判决瑕疵的形态。非判决，我们把它的定义跟救济的方式呢，简单跟同学介绍到这边。好，紧接着来看第二种瑕疵的类型。来，第二种瑕疵的类型呢，比较常考，这个学理上称为无效判决了。什么叫做无效判决呢？来，它的定义就是啊，具备成立要件。 但是欠缺生效件，所以同学直接回到书本上看第十页，概念比较的刮胡二无效判决的定义就写得很清楚。这个类型呢，概念法学的定义就是啊，成立要件具备，但是欠缺生效件。好，于是同学都知道，你现在剩下一个问题，什么问题啊？何谓判决的生效要件？ 定义一定看得懂啦，具备成立要件，欠缺生效要件。那我们现在就来研究什么叫判决的生效要件。那这就是同学最困扰的地方，因为生效要件呢，我们学理上有定义，但是这个定义有讲等于没有讲，太过抽象。你看一下第十页，所谓的判决的生效要件，又称为实质要件，指的就是呢。 内容必须呢没有重大的瑕疵。换句话来讲，什么叫判决的生效要件呢？我国的学者用一个很笼统的名词定义，多笼统呢？他说，如果判决有重大瑕疵，就叫欠缺生效要件；，而没有重大瑕疵，就叫具备生效要件。这就是我们刚讲的吼，废话一句，有讲等于没有讲。何谓重大瑕疵呢？ 仍然是一个呢非常不确定的法律概念，正因为如此，所以你往右手边看第十一页的标题三呢，就是同学最头痛，但是你非记不可的，这就是目前国内的实物跟通说承认归纳出来的十种所谓重大瑕疵、欠缺生效要件的情况。那同学看了可能吓一跳，啊，叫你背十个哦。 硬是要把这十种呢，所谓常见的无效判决，也就是现在普遍承认的内容有重大瑕疵的判决，硬背起来，那怎么背呢？同学，你千万不要死背。类型虽然有十个，但是各位记重点，这十个类型在考试的时候非常容易判断。 你不要傻傻真的十个类型都去背，请你注记在了书本旁边。我国学界所谓的重大瑕疵呢，所谓的欠缺生效要件，归纳起来两个重点，要记记这两个东西就好了。哪两个东西呢？第一种叫违反先程序后实体原则所做成的判决。 被归类为是有重大瑕疵的无效判决，所以无效判决第一种常见的类型叫做违反先程序后实体，因此各位这个观念懂了之后根本不用背，为什么呢？你看一下第十页无效判决的第一种类型叫欠缺审判权的事件，这就是违反二四九条第一项第一款的程序合法要件嘛第二种类型叫做。 对一个已经死亡的人误下本案判决，程序不合法，违反二四九条第一项第三款。第三种类型，当事人不适合所谓的判决。第四种，什么欠缺诉讼能力等等，这些全部叫做违反程序合法要件。 违反先程序后实体，所以念书是有技巧的。抓住这个重点之后，有一半的类型你根本不用死背。好，紧接着你注记一下，第二种常见的无效判决的形态叫做无法执行的事件。如果法院的判决是没有办法透过公权力来实践它的内容，也就是我们学说上所谓的。 无法透过强制执行公权力的方式来实现内容的话，那讲难听一点，这一份判决废纸一张哦，没有办法透过公权力直接强制执行呢，判你赢有判等于没有判一模一样，所以这种情况也被我们定性成为内容有重大瑕疵的无效判决。因此，同学看一下最典型的。 刮胡六、刮胡七、八九呢？这几种情形是最典型的无法执行。怎么说呢？判决的内容不明不定、矛盾、违反公序良俗或者不承认的效果呢？判决当事人胜诉到第九种，事实上不可能给付。 这一些类型的共通点都是将来无法依照判决的内容呢，请求法院做强制执行，实现裁判的一个内容。所以在学理的概念上，这也叫做重大瑕疵、欠缺生效件。 所以这种呢，所谓生效要件、无效判决常见的类型呢，同学不需要十个通通死背，抓住我们学理上解说的重点即可。好，那么这是呢关于无效判决的定义，还有具体的一个判断标准。紧接着你往后看，那一旦有无效判决怎么办呢？那各位书上第十页，你就去看这个大法官的解释一百三十五号。 在各位书上第十页呢，释字一三五 Z 号大法官解释，原本它是针对刑事诉讼法做的，明明是针对刑诉所做的解释，但是被民诉的学者拿来用，反正诉讼法大家一家人啊，虽然你是针对刑事诉讼做的解释，但我国的学者认为，哎，这一套逻辑在民事诉讼也有适用，所以干脆把这一套理论搬过来，原封不动的加以援引。 来什么样的理论呢？同学看一下书上第十页，释字一百三十五号解释文怎么讲的？民刑事诉讼的案件呢？针对法院的判决呢？当事人针对一个不得声明不服、不得上诉的事件呢？反而声明上诉，或者说呢根本没有声明上诉，但是上级法院却误为呢废弃原判决，发回更审者呢？ 均属重大违背法令，故不生效力，为既具有判决的形式，仍得分别依上诉、再审等等的法定程序办理。来，这个解释文什么意思呢？学者就拿它大做文章，怎么做文章呢？他们说啊，这号大法官解释创设一个所谓内容重大违背法令，故不生效力，我们就抓这两句话做文章。 解释文所谓的呢，判决内容均属重大违背法令，故不生效力。学者就称为这个叫承认创设无效判决的概念。这个所谓呢，内容重大违背法令不生效力呢，我们就把它凹成这个叫无效判决的概念。 所以呢，就借这个大法官解释呢，导出一个结论说啊，这个大法官解释呢，承认有无效判决这种东西，但是无效判决一旦存在呢，还是得依照上诉再审加以救济。所以救济的方式呢，结论就是呢，人寻一般通常的管道，分别依照上诉再审救济。 因为呢，毕竟它具有判决书的形式外观。既然有判决书的形式外观，虽然它的实质内容上重大违背法律，但是有那个外观，你还是得分别依照正常的管道上诉再审，请求呢加以废弃了。这就是学理上面创设出无效判决后续的一个救济方式。好了，那么非判决跟无效判决看完之后，紧接着呢，同学往后翻。 第一节就结束了，现在你翻到第二节十六页以下。十六页以下呢，第二节的标题叫做“判决的更正跟补充”。那么这两个标题呢，就是跟你谈两百三十二条跟两百三十三条这两个条文。这两个条文你千万不要单独来看，你要把他们的体系弄清楚。二三二跟二三三就是立法者特别规定的。 第三种跟第四种有瑕疵的判决，首先你来看什么叫做判决更正的制度？同学，请你十六页对照两百三十二条，看一下书本两百三十二条这个法条怎么讲的呢？民诉法两百三十二条第一项讲了，判决如果有误写、误算或者类似的显然错误者呢，那么当事人可以。 依申请或者法院依职权直接加以更正，这个学理上称为判决更正的制度。好，回到黑板上，这个条文在讲什么呢？同学，你脑袋转一圈呢，应该就很清楚了。立法者说啊，据我们研究，有瑕疵的判决，除了前面两个很严重的非判决跟无效判决之外，也有可能是第三种。第三种呢，立法者说。 不怎么严重，但是有瑕疵。什么叫不怎么严重，但是有瑕疵啊？就是法条讲的误写、误算的显然错误。来，什么意思呢？同学就看一下黑板上这个例子就很清楚了。立法者说，有的时候呢，人在打字、写字的时候呢，难免会写错字。譬如说，被告的名字呢，明明叫做王大。 他可能书记官打字的时候不小心呢，多打一点哦。当事人栏里面呢，被告的名字呢，多打一点呢，变成王权哦。那么这时候，请问同学，判决有错字算不算瑕疵？当然算啊。严格来讲，要鸡蛋挑骨头的话，有错字啊、误写、误算这种情形，当然叫做判决有瑕疵。可是问题来了，你说他判决有瑕疵，那请问你一件事。 难道就因为打错一个字或者漏写一个字这种芝麻绿豆大的小瑕疵，你就叫当事人上诉再审救济吗？想来知道不可能。立法者认为说，不用小题大做，为了一个错字这种误写误算写的错误，就要惊动到上级法院，命当事人上诉再审救济。 好像没有必要把它搞得这么严重，可是偏偏它就是有瑕疵啊，有瑕疵，你又不希望上诉再审弄得这么严重加以救济，所以呢，只好另行设计一个救济的管道。因此，两百三十二条就是为了这种情形呢应运而生的。立法者就说啊，针对这种的芝麻绿豆大、误写误算的显然错误呢，我们救济的方式就是啊。 直接裁定加以更正。所以第三种类型的瑕疵呢，救济的方式呢，不需要什么上诉再审，不用了，只要法院呢简单下一个裁定，更正错漏字即可。所以，我们实务上的做法就是呢。 法院赶快制作一张裁定，就一张 A4 的一个纸张呢，上面简单写。 本院呢，什么一百年呢？数字第五五号判决呢？其中第三页的第二行呢，有什么错字？原依法更正如上，就是一份简单的裁定书，更正说本院呢先前做成的哪一个判决，第几页第几行有什么错漏字呢？特别呢来加以更正，直接用一个裁定书的方式呢，更正原本判决的错漏字即可。那这是非常人性化的制度设计。 本来就应该如此，没有必要为一两个错字呢去上诉或再审的来加以救济，这就是第三种判决的瑕疵，误写误算的显然错误，救济的方式直接以裁定书的方式呢加以更正原判决的内容即可。好，既然如此，听起来很简单，考试怎么考呢？这个条文呢在国家考试里面呢有几个琐碎的万年考古题，请同学注意。 来，你回到书本上。来，这个呢，两百三十二条在国考有三个简单的小考点，请你注意哪三个呢？第一个考点，请你看到十六页中间，这个各位的注释八、注释九呢，在民宿研讨会第十三次特别把这个问题提出来，它出现在民国七零年代的国家考试成绩好一段时间了，二十几年没出现过了。 但是以前热门过一段时间，所以同学稍微注意一下，来这个考点在考什么呢？各位你看一下，刮胡一两百三十二条适用的前提，依照法条的讲法，一定要是误写误算的显然错误，所以一般补习班用书告诉你说，第一个考点就是一定要符合显然错误的情况，那你可能看得一头雾水。 好，这不是法条讲的吗？法条都说误写、误算显然错误，那为什么学者要特别强调呢？问题就是呢，你看一下中间这个案例，七十二年司法官考过的一个题目，这个概念哦有点抽象，又讲的不如，请你直接看实例题呢，比较能了解它问题的核心在哪里。这个七十二年考题怎么考呢？各位看一下第一小题。 原告请求被告返还一块土地，那原告的起诉状上面写的地号是一百零八号，你的土地的地号自己写一百零八号，这是你起诉状写的。我抱歉，正确的地号是一百零八号，但是起诉状上面写错，写成一百八十号，所以正确的号码是一百零八号了，但是你原告自己状纸跟陈述写错了，讲成一百八十号。 你错了没关系，被告跟法院也没发现，所以从头到尾大家都没发现你地号写错了。所以呢，一路呢审下来，最后法院做成判决的时候，判决书里面土地的地号就是按照错误的地号记载一百八十号。好了，原告收到这个判决的时候才发现土地地号写错了，是一零八不是一八零。请问你此时原告可否申请更正？ 考点就是考你黑板上这个这一份判决是典型的有瑕疵，绝对是有瑕疵，因为你把标的物的内容记载错误，标的这块土地的地号是一零八才对，你却写成一八零，表示你这个判决内容呢有瑕疵。那现在考试就考你这个瑕疵是这五种类型的哪一种？关于这个问题呢？ 通说的见解认为啊，各位看一下十七页，通说的见解认为说呢，这个类型的瑕疵是第三种，也就是符合两百三十二条第一项误写误算的显然错误，所以救济的方式直接申请法院更正即可。这是呢研讨会通说的见解，但是各位注意一下，如果你要买补习班答的话。 七零年代密集出现这个考题，都是姚瑞光老师出的。那姚老师之所以以前爱考你这个点，是为了凸显他个人的特殊见解。什么见解呢？姚老师认为这个情形根本不符合第三个类型。为什么呢？理论上来讲，姚老师的见解比较可采。 但很可惜，这是少数说。目前他不出题之后呢，请同学将来还是写通说的见解。为什么说理论上反而是姚老师的见解可采呢？答题的关键就是姚老师很强调一件事：法条的基本解释。二三二条第一项，麻烦你再看一遍。法条说啊，一定要有误写误算的显然错误，特别把“错两字圈起来。 杨老师琢磨的重点就是呢，请问同学一件事：我们法律针对“错误”这两个字的定义是什么呢？你念过民总跟刑总都知道，法学概念上所谓的“错误”啊，“错误”这个名词的定义叫做呢，行为人内心所想跟客观行之于外的行为不一致，你心里主观想的。 跟你做出来、对外做出来的行为呢是不一致的，这个叫做错误了。所以你刑法上有念过什么客体错误、打击错误？本来要杀 A 的，不小心开枪了杀成 B 了，这就是你内心所想的呢，跟你行之于外的客观行为不一致，有这种现象才叫错误。因此姚老师怎么说呢？他在文章上就讲：哎，请问你这个题目有错误吗？ 精确来讲没有哦，为什么没有呢？因为法院作为判决的主体，法官从头到尾内心所想的这一笔土地的地号就是一百八十号。 法院从头到尾都没有发现写错，都一直呢依照你们状子写的“一八零”，所以法院内心所想就是“一八零”，写成判决书行之于外，他也是写“一八零”。所以呢，纯粹从错误的定义来看，法院在写这个判决书的时候并没有错误，因为法官内心所想的第号就是一百八十号，客观写出来的也是一百八十号。 并没有所谓不一致的情况，不符错误的定义，所以杨老师抓着这一点，他很坚持说，那这种情形不能解为是两百三十二条的误写误算显然错误，所以只能够把它解为等一下我们讲的有效判决，只能依照上诉或再审救济。 就是杨老师呢，针对呢这个万年考古题呢，非常强调一定要符合错误的概念之下，才能够借用两百三十二条加以更正。但很可惜了，通说见解跟实务不这么认为。通说跟实务呢，同学看一下十七页，我们现在的讲法是啊，所谓误写误算显然错误，要从诉讼经济的考量切入。如果审理的同一性没有错误。 只是表达叙述上出差错的话，从宽解为这个叫显然错误。哎，什么叫审理同一性没有错误，只是文字表达叙述有错误呢？就是哦，审判的对象如果没有问题。 你从头到尾审判对象都是同一笔土地，那个审判的对象同一笔土地没有问题，只是说你表达的形式，你在记载这个土地的地号上产生问题的话，我们还是从宽解为这个叫显然错误，直接适用更正的制度。那同学你要了解为什么通说跟实物这样采呢？这个逻辑呢不难想象，如果你是实物界。 如果你是最高法院，你一定希望放宽这个条文的解释。 想当然了，你一定尽量希望放宽二三二条第一项，显然错误定义，因为越放宽的结果越能疏解送源。我只要放宽，显然错误，那我只要事后补一个裁定书更正错误就好了，我就可以呢避免当事人上诉再审，徒增上级法院案件的负担。所以实务的立场，最高法院很多的判决判例。 都放宽解释显然错误的概念，理由就在这边了。这是两百三十二条这个类型呢，第一个万年考古题，请同学稍微的注意一下。好，那么这个万年考古题看完之后呢，第二个万年考古题呢，同学往后翻，在各位的书上第十九页，中间有一些很琐碎的讨论呢，我们就不重复，你回去有时间再看一下书上的逐条意的记载了。 课堂上只挑重点讲，重点讲，那些很琐碎的呢，其他的争议呢，问题呢，你有时间再稍微的翻一下。所以我们请你看一下十九页，判决更正的第二个万年考古题在十九页下面，第一个问题什么支付命令的误写可否更正？第二个考古题二十页。 和解笔录呢有错误得否更正？这可以无限衍生好几个问题。你补充在二十页旁边，我今天也可以改考你呢。调解笔录如果有错误的话，得否更正？哎，这些万年考古题呢，一头阿古哪里来的呢？出在一个很无聊的增点，叫法条的文艺解释。各位看二三二条第一下这个万年考古题呢，无聊的点就是啊。 法条是说这两个字，二三二条第一项批头就说判决书有误写误算这种错误才能更正啊，所以我们考你什么呢？如果是判决书以外其他的诉讼文书，譬如说和解笔录、调解笔录、支付命令的裁定。 反正只要是判决书以外，其他法院的文书上面如果有误写、误算的显然错误的话，请问你救济的方式如何呢？这个以前你要去记什么假？所以说现在不用了，你直接看书本的解答。 判决书以外，其他的法院文书如果有显然错误，我们现在一致的见解是，类推适用二三二第一项，还是可以准你呢？直接裁定更正，这是目前学界实务界一致的见解。会这样讲的理由，各位也不难懂了。我们就是尽量希望放宽二三二的适用，可以简化一些救济程序。 不要动不动针对这些芝麻绿豆大的小问题都要来上诉、再审、救济，用一个比较简单的直接裁定更正就 OK 了。这是呢两百三十二条第二个衍生出来的万年考古题，请各位呢稍微的注意一下。好，最后第三个万年考古题呢，各位往后翻看一下二十二页第五个标题。来，两百三十二条呢。 第三个常见的万年考古题呢，二十页到二十三页，尤其是二十三页出题字的部分，有一个重要的判例，请你用力的背起来。这个今，应该说去年啊预示呢，一次的选择题，预示的考题考过，要同学背七九年台升字三百四十九号判例。这个判例的重点很简单，就是吼，一旦你申请更正之后呢。 更正的裁定呢，具有所谓溯及的效力，溯及到判决送达时就生效了。来，什么意思啊？各位很简单的逻辑，你两百三十二条的前提一定是这个判决的瑕疵叫误写误算的显然错误。换句话来讲，这个错误叫显而易见，而且不影响原判决的胜败。 它跟胜败认定无关，只是错漏字这些芝麻绿豆大的小问题。既然跟胜败的实体认定无关，只是一些错漏字的小问题的话，那么一旦更正错漏字的结果，当然不影响原判决的实质内容。所以原判决的一切效力都从原本送达时起算，不会从更正的裁定送达后重新计算。 最典型的就是这个判决的上诉再审期间，如果你原本是在三月一号收到判决书，你在三月一号收到判决书，那很抱歉，你所有的上诉再审期间从三月一号算，你不可以主张说啊，我虽然三月一号收到判决书，可是我四月一号发现有错漏字。 所以，我四月一号有申请法院更正错误字啊，法院五月一号做成更正的裁定，说我要主张我的上诉期间从五月一号重新算，没有这回事了。最高法院判例告诉你了。 因为两百三十二条这个制度适用的前提一定是无关紧要、无关胜败的误写误算型错误，所以更正的结果绝对不会影响到判决实质的胜败。既然绝对不影响到判决实质内容认定的话，所以原判决的效力。 都从原本三月一号合法送达时起呢开始计算，绝对不会从更正的裁定做成送达后重新计算。所以原判决的上诉再审期间都是从你原本三月一号合法收受文书时呢开始计算，绝对不会从你五月一号呢做成更正的裁定时重新再计算。这就是七九年判例告诉你的。 更正的一个裁定呢，基本上具有一个溯及的效力，溯及到原判决送达时呢，视为判决内容就没有错误，所以你不能够主张说呢，从这更正裁定做成后，重新的去计算各种的救济期间，这是不行的。那么以上就是呢第三个万年考古题呢，更正溯及效的理论，你把这个七九年的判例呢，稍微的留意一下。 好，那么以上就是呢，我们把第三种类型的瑕疵，误写误算、显然错误两百三十二条的解释论重点呢，就跟同学说明到这边。那要再次提醒你了，这个条文哦，学说上琐碎的讨论真的很多，像我们书上二十页什么更正的程序，中间有一个万年考古题，什么更正程序可未调查新市政二十二页呢，什么更正的法官是不是限于原法官？这一些呢？ 芝麻绿豆呢，很琐碎的小争点呢，我们课堂上就不说了，请你回家花个五六分钟时间，稍微看一下这些很无聊也很简单的琐碎争议。课堂上只跟你挑重点做介绍。好，那么这是两百三十二条，误写误算显然错误这个条文呢，基本的重要概念，我们就为同学说明到这边。好，那接着你来看第四个瑕疵的形态。 把第四个瑕疵的类型呢规定在两百三十三条，立法者称为呢补充判决的一个制度。那同学看一下两百三十三条第一项，什么叫做判决脱漏补充判决呢？ 条文的翻译也是有够简单，你看一下两百三十三条第一项怎么讲的？诉讼标的的一部或诉讼费用有脱漏者，法院应依申请或依职权呢，直接用补充判决呢来加以救济。哎，什么意思啊？翻译一下呢，真的很好懂了。立法者说，据他的研究，判决还有第四种的瑕疵，这个瑕疵叫。 忘的判称为脱落。什么叫做脱落呢？各位，你看一下我们书上举的例子呢，对照黑板就知道了。最典型的就是在客观合并法条讲的诉讼标的有脱落，譬如说当事人本来一诉主张两个诉讼标的。 后面会讲到这个叫客观合并，他一诉主张两个以上诉讼标的，合并借款请求权跟利息请求权一并请求法院审理。结果呢，法官呢不晓得是睡着还是怎么样，判决书做出来的时候说。 甲对乙可以请求一百万的借款，借款这个标的判甲胜诉，哇！可是当事人找半天，而我的利息请求呢？法官整份判决书都没有写说你那十万块的利息可不可以要，标准的判决有脱漏，忘了判了。你对当事人请求裁判的事项忘记在判决书里面交代。 漏判这种大乌龙的情况，那当你产生这种大乌龙，请问你立法者就说这个大乌龙哦，前面三种瑕疵都没有办法涵盖，你漏判当然不可能是非判决，漏判也不是无效判决，漏判更不是显然错误加以更正，因为根本就不存在一个判决怎么更正呢？ 所以呢，既没有办法解为非判决，也没有办法解为无效判决，一上诉再审救济，因为你想都知道根本没有判的东西怎么上诉再审救济呢？那也不可能依照二三二什么直接裁定更正，因为它是根本不存在这个裁判的表示，并非是有所谓显然错误的情况，所以势必在制度设计上要独立一个条文加以救济。 于是就看到了现在的二三三条第一项写的呢干净利落，完全符合你一般人民的情感。有脱漏，当然就是赶快亡羊补牢啊！这个亡羊补牢措施就是赶快补下一个判决了，赶快补下一个判决，学理上就称为补充判决的概念。这就是两百三十三条第一项，各位呢书上二十四页所看到的判决补充的一个制度。 好，借由黑板上这个案例，把这个瑕疵类型的概念跟同学说明到此，理解上应该很简单。所以你看一下二十四页以下，这一个条文呢，一样虽然看起来很简单，可是将来你准备考试的时候呢，它衍生出四个呢很重要的万年考古题的考点。哪四个很重要的考点呢？ 来，首先第一个最简单，你看一下二十四页，第一个万年考古题的考点就是呢，判决脱落的形态。 在各位书上二十四页到二十七页上半段讲的就是这第一个万年考古题的考点，我们称为脱落的形态了。什么叫脱落的形态呢？法条你对照一下，然后看一下二十四页，法条是讲的诉讼标的的一部或诉讼费用有脱落，所以这两种的脱落一定可以申请补充判决，毫无疑问。啊什么叫诉讼标的的脱落啊？ 就黑板上这种情形吗？客观合并，我请求两个以上的标的，而你其中一个呢忘了判，这叫诉讼标的有脱漏，解释上毫无疑问。那什么叫裁判费有脱漏？这个也不难，因为实务的规矩是呢， <laughs> 裁判费、诉讼费用败诉的一方负担，所以一般判决书的制式化写法都是，如果是判原告败诉的话，主文就会写诉讼费用由原告负担。 如果是被告败诉的话，他就会写诉讼费用由被告负担。所以呢，裁判费、诉讼费用呢，依照我国民诉的规定，由败诉的一方当事人负担。所以法院会在主文上面记载说，本件诉讼的裁判费到底最后由谁要来负担？啊，你忘了写的话。 当然可以申请补充判决，因为法条说了，诉讼费用的脱落性质上也构成所谓呢可以补充判决一种。除了这两种情形外，来你对照书本看刮胡三第三种情形散见在后面呢，下册会提到的假执行单元的三百九十四条，这里今天暂时不用管它，知道所有这个法条就好。 假执行的宣告有脱漏者呢，当事人也可以申请法院做补充判决。假执行这个制度下册会提到，所谓假执行就是呢，你向法院表示说愿意提供担保金，请求法院准你先去强制执行被告在位的财产。 这是为了避免被告拖产，起见，诉讼法特别设计假执行的制度。只要原告愿意提供担保金的话，他可以要求法院一审判他胜诉的时候，就先准他强制执行被告财产。那你有这个假执行的请求，法院忘了针对你假执行的请求在判决书中记载的话，这个假执行宣告的脱落，也准当事人申请补充判决加以救济。 这是后面的三九四条非常技术性的规定，所以前面一二三这三种形态都是条文有规定的，分别散见在二三三以及呢三九四啊。真正爱考的是刮胡四，如果是当事人有脱落怎么办？来，什么叫当事人有脱落呢？ 结合我们前半段讲的共同诉讼的理论，典型的考题八十一年司法官。来，那什么叫做呢？当事人有脱漏呢？因为法条的文字解释只有说诉讼标的有脱漏可以申请补充判决，可是呢，我们诉之三要素除了诉讼标的之外，还有当事人跟诉之声明这两个要素，具体的个案上呢？ 经常发生当事人脱漏的情况，譬如说黑板上所讲的，甲明明是用主观共同诉讼的方式呢，把这个债务人跟保证人列为共同被告。 明明我被告有两个呢，普通共同诉讼列债务人跟保证人为共同被告啊，结果法官判决书怎么只有讲说甲对乙胜诉，债务人要负返还借款一百万责任，可是我还有告保证人呢啊，法官怎么没有告诉我说保证人要不要负保证责任？这个就是典型的裁判书里面当事人有脱漏。 针对共同原告或共同被告其中一人或数人呢漏未判决的情况，好了，啊这种当事人有脱漏怎么办呢？救济的方法到底如何？那么这就涉及到了学说见解的一个讨论。那么呢，这个讨论的核心在哪里呢？很简单的一个结论，当事人有脱漏，我们现在通说的见解就是呢，按照。 共同诉讼的类型来加以讨论，什么意思啊？如果是像黑板上这一种，这一种东西叫做普通共同诉讼。普通共同诉讼，如果当事人有脱落的话，最没有争议，我们现在一致的见解就是类推适用二三三。 类推的结果就是，当然准你申请补充判决。那各位呢，写考卷要写清楚重点。为什么这种情况下可以类推二三三呢？理由就是吼，因为你准他补充判决，准他补充判决的结果并不会破坏普通共同诉讼的基本结构。 所以思考这些问题的重点，同学不要去死背那个补习班的解答跟学说，不要死背啊。懂那个理论的基础转得过来之后呢，这个东西用理解的方式，考场上很好推。普通共同诉讼呢，你牢记一个观点，什么观点呢？我们在思考说当事人脱漏可不可以补充判决的时候呢，学说实务研究的主轴就是，当你补充判决以后。 当你做成一个普通判决，补充判决之后呢，会不会破坏掉原本那个共同诉讼类型的基本定义？如果不会破坏的话，那不妨从宽解为可以适用补充判决的制度。相反的，如果会破坏该类型的基本定义的话，那就不准适用补充判决的制度了。好，这叫结果论。 具体的案例怎么操作呢？各位都有黑板上，哎，为什么普通共同诉讼呢？准他补充判决的结果不会破坏普通共同诉讼的类型基本定义呢？因为你想一件事，普通共同诉讼的基本定义叫什么？叫没有合一确定的必要，没有合一确定的必要，法院就可以怎么样呢？不必一定要强迫为同胜同败的判决。 法律上可以容许你为相其义的裁判，这是我们之前讲普通共同诉讼最基本的效果、最基本的定义吧普通共同诉讼的判决特色就是不必同胜同败，允许法院可以为相其义的裁判。既然如此的话，学者话锋一转就说：“那你看一下这个例子，如果丙有脱漏。” 你准了对丙呢为补充判决的话，那么补充判决在法律上的特色就是，一旦下补充判决之后，它在法律上就是一个独立的判决。什么意思呢？你可能甲对你的判决二月一号送达做成，那因为丙的部分有脱漏，所以向法院赶快申请补充判决之后呢？ 法院可能呢，赶快补判，拖到四月一号呢才做成送达。这时候下补充判决的结果，一定会切割原本的本案程序，把一个原本共同诉讼的类型切割成两个独立的判决。 二月一号有一个独立的判决甲对乙，四月一号有一个独立的判决甲对丙，这叫做呢会产生呢切割共同诉讼，形成两个独立判决的结果。好啊，请问你形成两个独立判决的结果会不会破坏普通共同诉讼的基本定义？不会，因为你切割成两个独立判决的结果呢。 将来就算乙跟丙分别上诉，案件分别细数到不同上级法院的法官，做成相其意的裁判，那也不会破坏这个类型的定义。这类型本来我们的定义就是不要求你要强制把全体利害关系人集中在一个程序，更不强制要求你一定要同胜同败。既然如此的话，准他下补充判决。 分别切割成两个独立判决程序，将来分别上诉，分别不同法官审理，完全也不会破坏到类型的基本定义。可是相反的，如果你题目看到长这样，固有必要共同诉讼。比如说，四个共有人呢，要求裁判分割共有物。 分割共有的 A 这块土地，明明共有人有四个，可是法官写判决时候很糊涂，偏偏就漏掉了 B。判决书上怎么就只有写甲分到东边的，乙分到西边的，丁分到南边的，哇，丙分到哪一边没有写哦。这时候呢，共同诉讼人其中也有脱漏，请问你法律的效果如何？ 各位发现学者的文章跟补习班解答怎么讲呢？这种当事人的脱漏，你可不要傻傻的写什么类推二三三补充判决，没有人这样写。补习班的解答反而告诉你呢，这个脱漏的瑕疵类型是第二种类型，叫无效判决。所以呢，解答告诉你救济的方式是上诉或再审救济。 哎，同学，为什么呢？因为这个脱落你没有办法凹成补充判决，因为你凹成补充判决会破坏固有必要共同诉讼的基本定义。为什么会破坏呢？固有必要共同诉讼，请问你这个类型的基本定义叫什么呢？叫所有的利害关系也都要强迫加入诉讼当事人才会适格。 所以，既然是四个共人，那你就是要把四个人呢强迫合并在一个程序，当事人才适格。少了任何一个人，当事人都不适格了。所以呢，原本脱落的裁判少了丙，甲、乙、丁所做成的本案判决本身就是当事人不适格的无效判决。所以这个瑕疵类型不可能准你对丙单独补充判决。 如果准你对比，呢，单独下一个补充判决，会变成原本的判决跟事后的补充判决全部都是当事人不适格，因为全部都没有把全体供人通通强制加入，所以呢，这个类型的瑕疵考卷上写清楚，这种当事人脱漏 无法类推适用二三三，解为补充判决，只能够把整体判决视为体，叫做当事人不适格，违反先程序后实体，性质上归类成无效判决，所以救济方式是依照四字呢一三五号的解释，分别依上诉、再审加以救济。好，最后看第三个类型。 万一题目是类似必要共同诉讼，譬如说呢，《公司法》一百八十九条撤销股东会决议之诉，三个股东 A、B、C 是标准的类似必要共同诉讼。那题目考你，奇怪，原告明明是三个股东 A、B、C，但是法院判决书里面却漏了原告 C。 判决主文只有写原告 A、B 的撤销诉讼胜诉，但是没有写按原告 C 的撤销诉讼胜还是败。明明 C 也是原告，法院却对他加以脱漏啊！这时候怎么办呢？同样的逻辑啦。这时候呢，各位看我们书上的第三个类型呢，补习班的解答会有一些不同版本，同学可能觉得很头大啊，怎么这里还要被学说争议？ 确实有争议，但是不用背，不用背。理由很简单，因为类似必要共同诉讼，如有脱落的话，呢学说上为什么有两个解答版本？第一个解答版本说呢，这个脱落内推二三三，直接当做补充判决。第二个解答版本呢？ 无效判决呢？然后呢？分别依照上诉跟再审来救济。这两个解答版本怎么来的？哎，考试的时候你把争点点出来，两说并成了，最后结论写哪一个？见仁见智哦，看哪一个理论比较吸引你。重点是你把争点点出来即可。哎，为什么在类似必要共同诉讼有争议呢？理由很简单，看你切入的角度，从哪里切入？ 各位念法律念了久都知道，法律是一个人文科学的东西，本来就没有标准答案，只要你能够言之成理、自圆其说就好了。所以这个增点哪里来的呢？来，我们简单推一遍，同学懂了就知道了。第一个见解说，类推适用二三三低项准他补充判决。你采这个见解，核心的概念是从当事人事格角度切入。 所以写考卷或看文章，重点关键字看懂就好了。什么意思呢？哎，类似必要共同诉讼的定义是什么呢？不需要强迫全体利害关系人进入诉讼，本案就当事人适格了。所以假设这个问题你从当事人适格角度切入的话，就会导出第一派学者的见解，他们怎么讲呢？ 哎，本来就没有强迫 A、B、C 三个股东都要成为共同原告才当事人适格，所以我漏掉一个 C，这个判决只有 A、B 成为原告，或者将来对 C 的部分单独补充判决，只有 C 一个人为原告的话，前后这两个判决都不会有当事人不适格的问题。既然如此的话。 不妨就从宽解为脱落的 C 准语呢，单独下一个补充判决了。这是采第一说呢最主要理由，从当事人不会发生不适格的这个角度切入观察。好，那可是第二说却讲说这是个无效判决呢，要依照上诉呢来加以救济。那为什么会有呢这样的一个解答呢？ 这一说切入的重点就是，你从合一确定这个观念切入，所以真的就形成不同切入的方向，解答的内容就南辕北辙。什么叫从合一确定的概念切入呢？这一派的见解认为。 类似必要共同诉讼的前提是，还是有合一确定的必要，也就是共同原告 A、B、C 之间还是有合一确定必要，那又如何呢？复习一下什么叫合一确定，只要有合一确定的必要，我们法律上的定义叫共同诉讼人就要同胜同败，不得为相其的裁判，这是民事诉讼法上合一确定这个名词的基本定义。 所以，如果你抓着这个角度呢去攻击的话，你就得到结论说，A、B、C 既然有合一确定，代表 A、B、C 一定要同胜同败，啊，一定要同胜同败的结果。如果你把 C 独立出来，单独对 C 这个脱落的 C 呢下补充判决的话，将来分别上诉的结果呢，可能产生呢？ 不同胜不同败，因为你可能分别细数到不同法官身上。你原本 A、B 的判决可能二月一号送达那么 C 的部分因为有脱漏，所以假如可以申请补充判决的话，搞不好五月一号才做成补充的一个判决。所以呢，势必把 A、B、C 共同原告的诉讼强制的拆解成两个独立的判决。既然有两份独立判决的话， A 跟 B 这一份二月号送达的二月份就上诉了，可能分到呢这个呢丁法官的手上。那五月一号 C 的这个部分做成的补充判决呢，你独立上诉可能分到呢其他的立法官的一个手上。到上级审的时候，分别系数在不同法官手上，将来就可能产生裁判矛盾。 不协调、不同胜、不同败的情况，所以呢，从这个角度切入，为了强迫他们始终系数在同一个法官的手上，始终由同一个法官审理，达到同胜同败，避免裁判矛盾的情形，所以呢，还是只能解为说，那这个就变成无效判决了。当事人只能依照上诉或再审加以救济。 所以你会发现会有这个解答的差异呢，完全看你从哪一个思考的角度加以切入。那这个逻辑你懂了之后呢，各位呢最后在回家前，请你花三分钟时间看一下八一年司法官这个题目，题目看完你心算的答案就出来了。 来，第二小题最简单了。共人甲乙为原告列丙丁为被告，诉请分割共物，就丁的部分漏位裁判。黑板上第二个类型，固有必要共同诉讼的脱漏解决的方式，刚刚讲过了，不再重复。来，第一小题呢，原告列甲乙为被告，诉请连带给付。啊，法官针对乙这个被告漏位裁判。第一小题是你看补习班解答呢，有甲说乙说争议的地方。 为什么有争议呢？来听一下就好。第一小题有争议呢，一开始你就要去写连带债务人间的诉讼形态。第一个版本认为连带债务人是普通共同诉讼，如果是这个版本的话，就是黑板上第一个类型的解答。如果你硬是把连带债务人解为普通共同诉讼的话，那么乙的部分有脱漏，就类推适用二三三补充判决了。相反的。 如果你采实物的见解，把连带债务人呢依照民法二七五条的规定，应解为是类似必要共同诉讼的话，那么你的解答就变成黑板上最右手边第三个形态，类似必要共同诉讼的争议，所以你根本不用死背为什么保成跟高田解答不一样。 你只要知道会有这个差别呢？问题是出在一开始你对共同诉讼类型的分类不同呢，后续就影响到当事人脱落得否为补充判决。这是呢我们简单的把八十一年司法官这个考题呢，第一个争点呢，关于当事人脱落呢，到底要如何救济的问题呢？简单的跟同学说明到这边。好，那各位回家前呢，请你再看一下二十七页好了。 来，四大争点，我们今天先讲完前面两个，那后面两个呢，留到礼拜四的时间再说。补充判决衍生出来第二个争点呢，最简单，这个呢，二十七页的标题三，单纯请同学背法条，背九十二年民事诉讼法的修正，九二年针对二三三有大幅修正，不过都是针对技术事项加以修正，条文对一下，答案就出来了。 来修哪些东西呢？首先看一下二十七页刮胡一，修正后的补充判决，法院可以依职权为之。以前旧法时代只能依申请，现在改成依职权为之。本来就是要这样改，因为你脱漏是可归责于法院的疏失，既然可归责于法院，法院本来就可以自行依职权加以补充。 并没有说一定得要当事人申请啊，这是修法的第一个重点，非常容易理解。第二个重点，在刮胡儿更简单。当你要下补充判决的时候，如果脱落的部分已经进行过言辞辩论终结的话，那不用再开辩论，直接写判决就好。那除非是脱落的部分未经辩论审理，那法院当然要速定辩论期日，理所当然的第二个修正的重点。 再来第三个修正的重点，稍微重要一点。旧法时代，当事人申请补判居然有二十天申请期限的限制，这被学者骂到臭头。新法删掉，所以你现在发现有脱漏。 任何时间，十年、八年后都可以申请，不再受二十天期限的限制。本来就是如此啦，脱落是可归责于法院的瑕疵，为什么要给当事人二十天的申请期限限制？非常不合理。所以新法直接加以删除。那最后呢？第四个修正的重点跟第五个呢，合在一起看。 既然已经特别规定了脱漏申请补判的话，那你就只能申请补判，理论上不可能用上诉再审的方式救济，因为根本不存在一个判决如何上诉再审，当然只能够用申请补充判决。那刮胡也是一样，只能申请补充判决。如果当事人不懂法律，状纸上还是声明上诉的话。 直接拟制你申请补充判决，法院直接探求当事人争议，不受当事人的申请文字的一个拘束。这是呢刮胡四刮胡呢非常简单的一些细部解释，同学稍微注意一下。好，那么这是补充判决第二个呢衍生的争点呢，我们就为同学说明到这边。好，时间的关系，我们先看到这里，剩下来两个衍生的争点呢，我们等到礼拜四前半段时间再继续跟同学介绍。